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怎么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？吃药了吗？吃了，好像不太管用。我明天还是去医院打针吧。男的怎么了？ 七，我发现你的东西没多少啊，这些只是三分之一，还有很多还没来得及整理呢，下周再搬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八，如果再让我来选择一次，肯定不选现在的工作。真羡慕你，每年都有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。我当时选择这个职业时，可没考虑这个，只是因为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。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 九，小姐，请问多少钱一张票？您好，您的六十，七十岁以上老人免费，您孩子买儿童票半价。男的的票多少钱一张？ 十，你真是太懒了，再不起床就要迟到了。我眼睛有点疼，让我再躺一会儿吧。女的怎么了？十一。 很多学者认为，父母应该经常表扬孩子，鼓励他们。没错，批评对孩子的发展没什么好处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十二。 王教授，您的小孙女真可爱，但是好像不太爱说话。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跟你见面还不太熟，有些害羞。她平时不是这样的，话特别多。王教授的孙女今天怎么了？